第三十六课：中国古代书院。一、听力第一部分，第一到五题，请选出与所听内容一致的一项。现在开始第一题。一、宋末政治家、文学家、爱国诗人文天祥被关在牢房里。 恶劣的环境只能折磨他的身体，却不能摧毁他的意志。就是在这间牢房中，文天祥写下了千古传颂的《正气歌》。二。 博客从某个方面来说，已经不是一个私人圈子，而更像是一个言论堂，一个发表观点的地方。一般来说，博客谈论的是社会热门话题。其实是先有论坛，后来因为用户想有自己的小天地，所以才产生了博客。 三，汽车司机在封闭的高速公路上驾驶汽车时，基于合理信赖，相信行人不会横穿公路。如果行人违反交通规则横穿公路而被正常行驶的汽车撞死，该汽车司机不承担过失犯罪的刑事责任。 四，谈起李敖，无论是他的敌人还是朋友，都不得不承认他是一位奇人。他几十年来口诛笔伐，特立独行，坐过六年牢，打过几十场官司，一共有九十六本书被禁，创下了历史记录。但同时，他又是千万人心中的偶像。 五，在超市打工期间，他边打工边读书，穿梭于校园和工作单位之间。他逐渐学会了如何最大限度的利用一天二十四小时的有限时间，如何面对工作考核和学校考试的双重压力，如何从容完成一个接一个的作业和论文。